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落花在田野中孤独的飘零，寻找着能陪伴它一生的伴侣；流水静静的流淌。 等待着能伴随他一世的朋友，他们就这样寻找着。终于有一天，落花与流水相遇了。落花仰慕流水的英俊潇洒、胸怀博大，流水欣赏落花的美丽多姿、温柔体贴。他们彼此吸引，相互依恋，成为世间的一段佳话。无奈流水。 整日漂流不定，落花厌倦这种漂泊的生活，只盼能与爱人幸福相守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争吵。落花说：“你就不能为我停留一刻吗？”流水说：“这是我的天性，你就不能随我一起游遍大江南北吗？”落花说：“我想要的是安定的生活呀。”流水低头不语。 沉思良久，说：“以前的你是多么善解人意、温柔懂事，从不强迫我做任何事。你不是说过，我到哪儿，你就会随我到哪儿吗？”落花愕然，抬头看着流水，流下了怨恨的泪水。以前的你是多么无微不至、关爱有加，就算我想要天上的星星，你也会摘给我。 吵了半天也没吵出个所以然，最终他们选择了分手。十一，关于落花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二，关于流水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三，关于落花流水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如今，说一个人干净。 是个极高的评价。说一个男人干净，是说他对家人、对朋友、对同事胸怀坦荡，该负什么责任绝不躲躲闪闪，没有算计，没有欺瞒，不两面三刀，不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在家里，他是好丈夫、好父亲；在单位，他是好部下、好同事、好上司。 对朋友，他是可以交心的挚友。他不一定是社会名流，也不一定有巨额财富。他可能只是公交车上的一位普通男士，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为人父者。走入人群，他会立刻消失。但无数个这样的男人组合起来的家及社会，真实而平静。说一个女人干净，并非指外在衣着。 而是指内在品德，安守本分，不招惹是非。干净的女人心中也有向往，就是不委屈自己，行违心之事。走到哪儿，她们都可以直视任何人的眼光，笑起来也是透着从心底升起的自信。他们的日子平静如水，他们把家庭打理得美满幸福。 干干净净做人，规规矩矩做事，理应是条底线。有了这条底线，才能托起为人的更多的本真，才能远离更多的虚浮。守住这样的底线，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十四，关于干净男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五，关于干净女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六，干净的含义是什么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